之前咱们讲啊，随着这个德国装甲部队神速进军，古德里安大将和霍特大将的这个两个装甲集群呢，就跟那个帝王蟹那大钳子似的，那在明斯克就合上了口。明斯克这个口袋一合成，也就意味着整个苏联的西方面军被装进了这只死亡口袋，被歼灭呀，那只是早晚的事儿，非常的这个悲催。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六号一大早，风尘仆仆、志得意满的古德里安大将，用这个望远镜，在他下辖的这个四十七装甲军最前面，遥望着还没有被占领的明斯克周围的两个小镇，基本上呢。 只能看到是苏军无序的撤退，啊准确说呢，就是这个溃逃的背影。啊古德里安非常得意，是吧？一路进军以来没见过苏联军队的正面，都是永远是后背冲着我。到了中午，俩小镇呢就被占领了，就是这么快，灭此朝时到下午，从北面来的霍特跟南面来的古德里安。 就遥相呼应啊！俩人拿着对讲机就开聊了啊！说老霍啊，你现在到哪儿啊，老谷，我离你还三十里地。下下午咱哥俩就见着了。我记得这个临走的时候，这个这个这个呃，博客元帅是不是送了你瓶好酒啊？参谋部的人都都告诉我了啊！你丫可别想独吞，是吧？然后那个谷子脸哈哈大笑啊！这你都知道啊？那你看你能不能下午六点赶来，咱俩会合啊？你敢来，这酒咱俩半撅；你敢不来，没戏了。那谁让你慢？ 就这么着啊，俩这个半老不老的老头子啊，带着愉快的心情，在接下来的两天时间内，完全占领了明斯克。这个明斯克被占领，首先意味着合围成功，更重要的是，莫斯科的第一道防盗门被打开了。从地图上看，明斯克往东，完美的一马平川啊，连土丘都少。 本身来讲，白俄罗斯平均海拔才一百多米，主要是这个西边有湿地、有森林，不好行军啊。有这个资料讲说，这个白罗斯境内最高峰才三百四十五米嘛，这地形对于机械化作战的德军来说太嗨皮了。既然饺子包好了，剩下的问题就是怎么消化饺子馅儿了。 现在这个包围圈里的苏军可以讲，真的跟饺子馅儿一样，被自己混乱的指挥调度霍霍的是杂乱无章，跟一盆浆糊完全没有区别。带主角光环的西方面军司令巴甫洛夫八爷啊，神龙见首不见尾，总是处于失联与半失联状态。无论是下面的部队，还是上面的统帅部和总参谋部，都联系不上老八。 老八就自己一如既往的在他钟爱的十三集团军司令部里梦游般的看着地图，发布命令去指挥早就不知道去哪儿的军队。那他军队去哪儿了呢？某些资料记载，早在六月二十四号，苏军最高统帅部就根据情报向西方面军司令巴甫洛夫下达了要求第三、第四、第十集团军后撤的命令。 但是吊诡的一幕出现了，巴普洛夫竟然扣押了这份命令将近一天，这个为什么至今仍然是一个谜？有可能是真没收着，咱们这个前面说过，他不在西方面军司令部，而是在十三集团军司令部。要么呢，就是巴普洛夫琢磨了，万一我反击能成功呢？所以就这样，老八呢就磨叽了一天。 但是后来一想，还是算了。毕竟这个已经有人报告说自己的后方都出现了德国坦克，看来古德里安这流氓啊，真不是吹的，包围圈呢真的快形成了。而且自己手下军队啥德行，他也不是不知道。趁着这个时候，德军还有七十公里，这个拉锁没拉上，赶紧撤，再不撤真来不及了。所以呢。 到了二十五号晚间的时候，撤退命令才婆婆妈妈的发出去。那为啥婆婆妈妈的呢？是因为这道命令啊的措辞啊，简直可以当居委会通告。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要显示一下自己的文字功底，还是要怎么着？命令呢，大概是这么说的：说我亲爱的第三、第四、第十、第十三集团军司令员们，今天啊啊，也就是六月二十五号夜间。 各部队呢，可以在晚上九点，也就是呢二十一点以前开始退却。大家要做好准备啊，保持这个秩序。我建议大家撤退的方式呢，首先让坦克打先锋，这样呢可以有冲击力。然后呢，让咱们英勇的骑兵和威力无敌的反坦克部队殿后，这样呢可以有力的阻击敌人的追兵。大家一定要跑快点啊，因为德军每天都会前进六七十公里，然后你得跟他们赛跑。 后面省略一万字，然后还贴心的提醒运力不足的可以征集附近的这个马车、板车、小推车、残模，凡是带轮的都用上，就差这个问伏特加和酸黄瓜够不够吃了。你说就这命令啊，都快赶上这个高中语文的这个阅读理解了。发报员发出去，情报员接收了破译了，都得读一阵子。咱们知道这个俄语啊。 一个单词都是由十几个甚至更长以上字母组成的，你更别说这个命令从方面军往下 N 层传递啊！方面军、集团军、军师，四个集团军四十多个师还不包括独立部队，还经常通讯不畅，想一想都得买尬 g 的是吧？不过从这一点能够看出，巴甫洛夫是个好人，很这个善良，很细心，适合当幼儿园阿舅。 绝对不会给小孩扎针儿，但是如此一来，命令发下去，大家就明白了，自求多福吧。巴布洛夫也基本上失去了对比亚维斯托克地区被围部队的指挥啊。其实之前他也没咋指挥，自己还得跑呢。各顾各吧。撤退命令一下达，就如同啊，这个大坝开了闸。 本来就没有斗志的前方将士，就跟那三峡泄洪似的，那带着家属、伴着难民，呼呼啦啦就往东跑。基本上大单位建制都没了啊！这是大几十万人规模的撤退，这不是撤退，彻底就是逃难。苏军要逃，德军可不能坐视不管，疯狂的围堵啊！但确实不太好堵，缺口附近的德军兵力太单薄。 又没有装甲兵支援，因为这个装甲兵都跑前头去了。苏军是真拼呐！啊，这时候估计这个激发出了求生的本能，不顾一切的这个往前冲，端着刺刀高喊着“乌拉”，狂灌着沃特嘎，是吧？所以麻痹着自己的神经。苏军甚至在德军机枪封锁之下，手拉手往前冲，出去一个算一个，是吧？就是看我的速度，我跑的速度有没有你杀人的速度快。 所以这个时候，德军的一个缺点确实就暴露了出来啊，就是步坦协同的问题。前方装甲兵突击太快，后方步兵跟上是需要时间的，就造成了这个步坦协同不可避免的脱节。有坦克的地方没有步兵打扫战场，有步兵的地方没有坦克进行火力支援。为这个事儿，古德里安大将跟那个与他配合的第四集团军司令冯克鲁格元帅快撕逼了啊，俩人都打起来了。 古德里安跟这个脱缰的野狗似的，不是野马，那边冲边咬。一旦突击命令下达，没了命的往前奔。在奔袭这个明斯克之后，还派出了装甲师往东追到了第聂伯河流域，以防止苏军沿河部署防线。但是克鲁格啊，是这个老派普鲁士军人啊，他姓名中带冯嘛啊，这就是典型的普鲁士军官团，就贵族军官。按说能力也不差。 从小呢，被人夸赞为聪明的小汉斯啊，他的这个全名叫汉斯·金特·冯·克鲁格。但是他跟绝大多数德国的贵族军官一样，步兵军团出身，稳扎稳打，对装甲突击作战不是特别感冒，甚至讲呢有些反感。同时呢，他还很信服希特勒，元首主张歼灭敌人有生力量，这是最为主的这个战略方针。 你古德里安这么做是明显违背了领袖的指示了，因此克鲁格特别看不惯古德里安这种不听命令、自作主张的这个做派，是吧？毕竟我是元帅，你是大将，那我比你官高一级。虽然咱俩都是集团军司令，所以这一次他真急眼了，把古德里安叫来一通卷啊！姓古的，你赶着投胎啊，是吧？你知道不知道包围圈里的苏军跑出去很多啊 这都是你，就顾着往前傻冲，你不跟我的步兵配合，我这个两条腿跑得过你六个轮吗？你赶紧去把冲到前面的装甲师给我调回来，堵住缺口。你别以为你跟霍特狼狈为奸干的好事我不知道。那如果不是这个时候军情紧急，我一定把你俩王八蛋送上军事法庭。古德里安这个时候也憋了一肚子气儿，咱俩都是这个集团军司令，因为装甲集群也是集团军编制嘛，所以很不客气。 对不起，元帅阁下啊，我已经命令装甲师向东突进，现在再让他们回头也来不及了。你自己看着办。克鲁格这个时候是吃了古德里安的心都有，但是没辙。虽然古德里安的装甲集群名义上归这个克鲁格元帅的第四集团军指挥，但是聪明人都看得出来，克鲁格根本就指挥不动他。集团军群总司令伯克元帅这个时候也很纠结。 你不往前突，冬季到来之前可能根本占领不了莫斯科。你往前冲，就必然会导致布坦协同脱节。这个布坦协同后来解决的最好的就是美军，别的国家都解决不了。为什么？因为美军给步兵配备的是半履带式装甲车，所以步兵可以伴随坦克作战。德军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那步兵还是两条腿，十一路是吧？火炮都是马拉的，是牵引的是吧？所以就解决不了，你解决不了。 被包围的这个苏军就无法歼灭，最终由于德军的这种漏洞，苏军呢逃出去了，这个二十八万六千人，大概几十万人被围吧。 这个巴甫洛夫得心应手的带着身边大概三万人左右的部队，顺利的逃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其实他的指挥能力也就能指挥这三万人，他也就是个军长的水平。那你让他指挥超出他能力二十倍不止的军队进行大军团作战，这就太难为他了。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快去微信关注“寻迹讲堂”。